第一百零八集，周轩率先走向吧台，尤虫不慌不忙的落后几步。走到那个女人身后时，对方握在指尖的糖果盒恰巧掉落在地。周轩抢先一步弯腰捡起来，伸手状似要递给她。年轻漂亮的女人伸手去接，周轩却将那盒糖还给她，语调带笑的问：“小姐。” 不给点糖以表谢意吗？女人听到他说话，似是神情惊讶的抬头，视线在他脸上落定片刻，而后垂头打开糖果盒，倒出两粒颜色好看的糖，伸手递给他。周轩心中微微震惊，倒是没想到其他人想尽办法都没能要来的糖，自己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得到了。 在身旁那些男人新鲜的目光里收下对方的糖果，周轩心中略有膨胀，又志得意满地伸出手，相当绅士地邀请他去跳舞。在一众眼红的视线里，女人搭着他的手从高脚凳上站起来。先前对方坐在凳子上还看不出明确的身高，此时对方在他眼前站直身体，个头竟然也和自己差不多高。 周轩心中又是一惊，直觉因为身高原因，面子上有些过不去。惊讶之余，又觉得不可思议，自己在男人里面个头已经算高，怎么还会有女人和自己差不多高？只是现在在后悔，也已经有些骑虎难下。周轩只能故作镇定，微笑着伸长手臂去搂对方的腰。 指尖还未摸到对方那卡在裙子里的细腰，他的手臂就被人紧紧抓住了。哪个不长眼的要来坏他的好事？周轩神情不悦的抬眼，愕然发现不长眼的人是自己发小，脸上的神情瞬间由不悦转为疑惑。他开口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油虫不声不响的放开他，把站在周轩臂弯内的女人拽出来。 若有所思的看向面前女人的那双眼睛，许是上过眼妆的原因，即便是掩在面具下方，尤虫还是觉得他那双眼眸在灯光下愈发显得乌黑润亮起来。女人并未做出任何挣扎，安静的任由他观察的同时，甚至从容的抬起眼眸回望他。瞬间由局内人变为局外人。 周轩看着抢去自己位置的尤虫，神情惊愕又莫名。两人对视的时间并不长，两秒以后又各自撤回了视线。周轩没由来的松了口气，转头就要提醒尤虫，他可是即将和男朋友复合的人，凡事不要做的太过分。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他又倒吸一口气，看向尤虫的眼睛倏然瞪大。 尤虫没有再盯着面前的女人看，而是仗着此时脸上有面具，直接偏头吻住了她的嘴唇。这只是一个短暂相处的吻。按捺住心底躁动的不安分因子，尤虫极为克制的从他面前退开，却也知道这里并不是说话的好地方，打算先把人从酒吧里带走再说。女人主动伸手捏住他微微敞开的衬衫衣领。 将他拉回自己面前，贴近尤虫的耳朵，语速极快的道：“没分手，但也没有在一起过。”尤虫面色微怔，对方已经从他耳朵边退开，指尖紧紧抓着他的衣领，对准他的嘴唇，更为干净利落的吻了回去。围在女人身边的男人自觉没戏，就都识趣的散开了。 周轩独自在旁边站了片刻，终于忍不住没好气的开口提醒：“你们还有完没完？”面前的两人这才唇舌分离，各自后退拉开距离。周轩看着戴面具的女人，又看看尤虫，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从哪里问起。就见和尤虫接吻的女人把面具摘下，露出完整的容貌来。他盯着对方看了两秒。 面上渐渐露出几分稀奇神色。林和西还有妹妹。女人笑了起来，却像是男人的清朗声线。 <laughs> 我有没有妹妹，你不知道吗？周轩一愣，脑子终于转过弯来，瞠目结舌地看向林和西，半天没能吐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后者无辜耸肩， <laughs> 别误会。 我可没有什么特殊癖好，我是和赵明流打赌输了才会穿成这样。周轩嘴唇抖了抖，想要开口说什么，却被游虫不悦的打断：“你还要盯着他看到什么时候？”他忍不住轻啧一声：“行行行，我不看行了吧？不过……”对方抬手摸上下巴：“就算我不看，他在酒吧穿成这样，其他男人也会想看的吧？”游虫对林和西道。 带外套来了吗？带了，在赵明流那里。林和熙不以为意的在吧台前坐下，我又不是女人，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吧。去海边游泳穿的比这还少呢。尤冲没有再说什么，林和熙下意识的去看他脸上的表情，却只看到他脸上的面具，便也没有再把这件小事放在心上。在酒吧里见到林和熙。 尤崇此时只想把人带回家。周轩不和他们一起走，决定留在酒吧里继续物色目标。林和熙就先和尤崇离开。临走以前，他给赵明流打电话，让对方把自己的衣服送过来。等待对方拿衣服的时候，林和熙又记起上次过来时自己把酒店的房卡压在酒瓶下没带走，又找调酒师问房卡还在不在。 显然料到他会再来拿房卡，调酒师一直帮他把房卡放在抽屉里。此时林和熙问起，他也不觉得惊讶，低头从抽屉里找出房卡，然后还给了他。边上目睹两人整个对话过程的尤崇，忽而若有所思的开口问：“上次，你是故意把房卡留在这里的？”林和熙笑而不语。尤崇心中已经有了定论。 又顺着这条线继续往下推，喝醉酒也是故意的。林和熙脸上的笑意逐渐加深，从他的笑容里看出不小的信息来。尤虫眯了眯眼眸，语气笃定道：“那天晚上你根本就没有喝醉，你故意试探我。”林和熙感叹：“唉，不愧是我看上的人。”尤虫抬手掐住他的脸颊，压低声音道。 你也就现在还能得意，今天晚上有让你哭的时候。丝毫没有被他的话所威胁到，林可欣又冷不丁的提起：“说起来。”他神色困惑，不似作为。刚刚和你接吻的时候，怎么觉得你的吻技比起以前退步了不少啊？说完以后，甚至还毫无畏惧的瞄了一眼油虫的身下。 尤崇顺势黑下脸来，捏住他的下巴，将他的脸抬起来，语气中颇有几分咬牙切齿的味道。你在暗示我什么？林和欣满脸纯真的摇头。我没有。尤崇没有再和他计较，因为赵明流带着外套过来了。对方拿着外套是想递给林和欣，主动伸手去接的人。 却是站在林和溪旁边的游虫，他立即反应过来，满脸八卦的看向面前这两人。游虫自动忽视掉他眼中满满的求知欲，林和溪则是压根儿就没看见，他仍旧沉浸在和游虫的那几个对话中，没有回过神来。并非没有担心过，缺少了中间这三年多时间，在复合时要怎样和游虫相处？ 他甚至也在心中做过无数种假设情况，现在才真正意识到，和三年前比起来，游虫的确是变了不少，却也什么都没有变。游虫和他说话的语气与模样，一如三年前那样，险些也让他分不清楚，自己是三年前的那个自己，还是三年后的自己了。